锵锵三人行，我对这个宋祖英姐姐印象一直非常的好哦，所以好漂亮，对她的这个行动啊，一直我都是特别的这个关注哦。最近我终于想向你们，本来很瞧不起你们作家，哎哎等等等等等，你为什么叫她宋祖英姐姐呢？啊，你知道你知道她比你大吗？我觉得她不不不一定比你大，那她肯定比我小。 那她肯定比我小，但是我还是得尊敬，还是得叫姐姐，还是叫姐姐。我见到她呀，真是有一种这个那种姐姐的那种亲切的感觉。 <laughs> 是真的，我等会，我见她面也叫她祖英姐姐，但人家是团长啊，人家现在是呃是海政文工团吧？我我记不清了。忘了，团长。我最近注意她，对吧？头一回我有你们对你们作家有了两分尊敬。哦，感觉当你看看这个照片，你看这些照片，对吗？ 祖英姐姐找莫言哥哥签名， <laughs> 但这个这你不需要对我们作家多点尊敬， <laughs> 这只是对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尊敬，对，对吧？中国也就有这么一个莫言哥哥，哦，对吧？所以你看 <laughs> 莫言给你们说的表情不太好了。然后呢，他不找余华，不找贾平凹签字，对吧？当然，我要说的是这件事儿。 祖英姐姐最近呢，在这个会上啊，就讲了这个关于维也纳金钱大厅的这个事儿。金色大厅什么金钱大厅？您 <laughs> 看您说 <laughs> 心里面的真实想法就暴露出来 <laughs> 是吧？金钱大厅，金钱改名了，改名早改名了，中国应该改个冠名权，把它改名叫早改名了。维也纳金钱大厅嘛，汉译标准就是维也纳金钱大厅。不是宋祖英去演的时候还叫金色大厅。 近两年已经叫金钱大厅了。 <laughs> 人家宋祖英说：“哎，我可没有调侃的意思啊。”人家宋祖英讲啊，说最近有报纸批评我说我开了一个坏头嗯，他自己也承认呢，他是开了一个坏头因为他大概是最早就中国的这个很早歌唱家在维也纳这个金钱大厅、 <laughs> 金色大厅啊举办演唱会，但是人家祖英姐姐说了。 他是这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当时是第一次嘛，对吧？然后呢，去各方面反应也不错。但是当他知道从那以后中国人去的可就海了，他他有点像个头导游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祖英姐姐反躬自省，觉得呢这个头啊确实是他带的头。所以真正要说的这个问题啊，是责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 你知道问题了？哎， <laughs> 金钱就就， <laughs> 找不到。谭 <laughs> 谭，找不到问题。谭丽华知道是谁吧？谭丽华知道是谁吧？谭丽华是中国是知道是谁呀？你知道？不知道。谭丽华是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哦，不是文化参赞，对，谭丽华说，谭丽华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团长。的团长，北京交响乐团的团长，全国政协委员。他说了。 我们也，我也带着这个北京交响乐团去维也纳演出了，但是我们去的不是金色大厅，现在不去金色大厅为自豪，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啊，给钱就能演。他说这个文化参赞奥地利的文化参赞说啊，以这个八个月他已经接待了到访的中国音乐团体，你知道多少个吗？一百三十三个团，这比旅游团还密。八个月啊，说这一百三，哎，原来中国是有管理的。 你出去到国外演出啊？ 是要有批有有批准的，所以他说这一百三十三个团都得接待啊，里边有中央级写条子的，有军旅写条子的，有各省市领导写条子的，使馆压力太大，搭上钱都没人看。奥地利馆 <laughs> 好像听起来奥地利大使馆就不干别的事儿，那金钱专门金钱大，问金钱大厅，金钱大厅属我们文化部管的是吧？对对？ <laughs> 奥地利大使馆直接管了那不就行了？我我我我我更正一下啊，宋祖英海政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 宋祖英嘛，然后呢，他就说呀， <coughs> 人家这个谭丽华讲的不是我讲的啊，他说这个去的团太多了之后，你怎么办呢？你知道吗？你票都送不出去啊，你知道吗？于是乎呢， <laughs> 你会看到一个很诡异的场景，就是呢，台下座无虚席，对吧？掌声热烈，台上在演出，是吧？掌声热烈，完了之后呢，哗，底下观众就空了一块儿，为什么呢？因为总共四五个团。 就最后大家呀搭着一起去是吧？一个团在上面演出，其他四个团在下边做观众，然后这个团演了轮流上。 <laughs> 好办法，这真是好办法。自演文化交流，对，就我们中国各界跑去维也纳文化交流了，互相支持。对，演员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金钱大厅。没错，这个演员，我跟你说，演员最知道演员的不容易。你你没注意到吗？就所有的这个演员呐，他在台底下对台上的演员反应都特别热烈。对，因为他是想着自己在台上，他有这个体会。所以。 回拍照录像回来都要有用处， <laughs> 对对对对对。所以谭丽华在在两会上说的嘛，他就说这个， <laughs> 他说这个这个这个 <coughs> 说说说三高， <coughs> 徐老师爱听这世界三大男高音，你知道吗？他说韩国呀找这三大男高音，但他说的不光是金钱大厅了，说请到中国来，就是说中国人弄这个这个开洋荤的在紫禁城嘛，在紫禁城啊。谭丽华说呀，除了烧钱走出去。 中国把外国文化请进来是怎么花钱的？五万欧元，三高这三大男高音基本上就到顶了。可是三高在韩国首尔演的价格五万美元，在北京谭团长说：“你们相信吗？三百八十万元一个人，三三百八十万，这是走的什么学啊？”人民币还是欧元？他大概他难道指的是美元吗？他大概说的是人民币还是怎么着？三百八十万元。 但是我怀疑三高用五万，好像低了一也太低了吧？你看我们最近不是请那个来自星星的你那个男主角到南京转了一圈，就六百万，五小时六百万人民币嘛？啊，是吗？对，你没听说吗？你你你要比较一下苍老师到处的出场费， <laughs> 那三个男高音啊，那三百万也也行了。 你知道，常老师现在在中国各地这个商场走，对啊，都是一人比三高。现在六位数的。哎，现在女神时代来临了，中国大陆流行的是男色。你看那个李李敏镐，李敏镐来了，哎呦，撒尿都没空，都没空撒了， <laughs> 真是没地儿撒尿了。你知道他在杭州演出引起流血事件，你知道吗？这女粉丝脖子抓出血了，然后就怎么抓的？ 就挤呀，人挤人呐，就还要摸呀， <laughs> 要就摸呀。你知道那个都教授， <laughs> 那个都敏浩，过那个机场安检的时候，哎呦，有一个女的那个安检的那个摸了一下他的右胸，哎呦，全国那些粉丝们就不干了，就说啊， <laughs> 你怎么能摸他右胸？你都摸了，不是不是羡慕你。然后这个李敏浩在是是在杭州嘛，然后落荒而逃嘛，开着车演完了就跑嘛，跑，十几辆粉丝的车呀，在高速公路上追着他走。 追追到上海上是警匪片，追但是半截儿李敏镐是吧？他当时男神也要撒尿啊。 <laughs> 他他要上厕所你知道吧？可是他不敢上厕所，他不敢下车，一下车一换就拥挤，于是报警了。李敏镐的团队报警了，然后那个高速公路上那个警察接到电话都觉得很诧异，最后是警察护送着他到了一个服务站。 然后赶快把外面先封一封，让他不用让让后面追那些师奶下来围成一个圈，让他做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大家开心嘛？这个这种事情他们不会和谐？与民同乐，所以我就说你就哎，你其实你知道吗？从金钱大厅到这个没处上厕所，都是一样的中国人，还是 <laughs> 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但是还是有点区别，还是有点区别，有什么区别？ 他那个他的第一场那个演唱啊，宋祖英那个，那个我看了录像的，看了录像， <laughs> 我以为您也获邀出席了， <laughs> 今天大厅大喘气啊， <laughs> 我也看了，录像 c c t v c c t v 播的，那是真很好，那场音乐会也很好，那个里面我最叫我感动的是他那个小背罗嘛。 是吧？谁让我过河哦？ <laughs> 后面那些外国人在这，我来扶你哦。 <laughs> 那些外国人都会啊。他这是很满，就是呃维大概是维也纳交响乐团吧。他我这点很满足中国人的虚荣心，就是因为他一个中国女孩子在那里唱，后面整个数百人的欧洲的乐团，我不记得哪个乐团，但肯定算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那个乐团在为他伴奏。不是外国人？难道是排过吗？ 啊，排过排过排过，就是他整个独唱音乐会是之前有训练有排，是一个很正规的演出，而且他们还用中文写，哇来佛的哦，这个场面就就金铁霖啊，他们都在下面，那场是很正式。我们不要迷信老外，其实就等于金钱大厅，现在给给搞成这样，就说明了原来你去维也纳演出呢，这都是我们中国人花钱能搞定。不要以为真是洋为海外说其实外国的乐团也一样。对。 你比如说，像有一些乐团，像以前很有名的伦敦爱乐啊，有一阵子也是全部都帮忙干这些。你比如说，看我们很多流行歌星，他们什么呃流行歌曲、摇滚乐背后的什么弦乐伴奏，不都是那些什么爱乐那个爱乐？现在啊，缺钱了。现在无论中外，金钱才是通行证啊！你知道吗？现在去广告， <laughs> 你看我们也是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因为这个，我这个祖英姐姐提出提出了这个话题，我手机里还留着我当年的一个报道可以用上了，就是说介绍这个金色大厅的这个中国团的演出啊。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些演出简直是演员们的自娱自乐。这个台上正在唱着，台下的观众突然少了一片，原来是下一个节目的演员该去候场了。 <laughs> 然后。 在赠票的分配上，啊，呃，就是比较好的票会留给当地的官员和社会名流，不好的位置送给华侨留学生。如果还送不完，就在唐人街里散发。要知道，在维也纳有六百多家中餐馆，然后这个中餐馆的厨师都听怕了，现在 <laughs> 给票都不愿意来了。然后就是说，这个与中国人爱发赠票的做法不同，欧美的文艺演出赠票很少。 高级官员也会自己买票，当地连当地人都知道中国的演出，有时候会送出九百张票甚至更多。这个除了赠票之外，表演者大声讲话、乱扔杂物，也经常引来奥地利工作人员的抱怨。台上的演员昂首闭目，自我陶醉；台下的观众进进出出，交头接耳，还不时夹杂着孩子的喧闹声和手机铃声。维也纳当地华人开玩笑：中国团体的演出。 观众基本靠组织，门票基本靠赠送，媒体基本没报道， <laughs> 这是。至于，哎，这个文道刚才说的一个，我觉得很引起我的联想。嗯，其实不管中外，你知道吗？就是某种神圣性啊，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没错。你比方说啊，以地点定尊卑。嗯。故宫。嗯。 过去你去不去，皇帝才能能在那儿，你去不了。现在买票谁都能去。我平生头一回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节目的时候，也觉着挺牛的，喝家上人民大会后来我一想，对啊，谁都可以来这儿租场，什么企业都可以在人民大会堂。你不开正经会的时候，这就是个可以商业出租。是，维也纳金色大厅也一样，它这个有这个淡季，它这个淡季的时候，他们就是租赁。 那么，那么对你给给钱，你知道好像是前些年，我不知道现在的价钱。前些年什么一二十万的场租啊，这对中国人来说算个神马呀？这当然租了，这是。所以你说真的要神圣的东西啊？你只能看什么呢？你不你不要判断他在什么场地演出，你要判断是谁跟他合作演出，或者他是不是属于某个艺术节或者某个艺术团体的季度项目之内。 嗯，被列入那个项目就不一样。假如你说你去维也纳，你不是去金色大厅演出《美猴王》，而是比如说被维也纳爱乐邀请过去跟他们合作一个曲目或者怎么样，那那就真的是神圣了，那就不一样了。你在这一季里边，你客串几场，那都是很高，那就很高级了。但是，呃，这个事情是荒谬性，大家都看到。但是类似的事情现在广泛的在出现。嗯。 金色大厅事情其实就中国人演戏，中国人看，借外国的场子，嗯，就是说说说到底，就现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嗯，为什么要借外国的？洋人大台，中国人唱戏， <laughs> 哎，就是借用他的那个台，但为什么这个东西管用呢？就是因为在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次序里，他看重这些洋舞台，是。 就是你有这个洋舞台，就比比方说你这场演出，你在一个国内的场子或者什么地方，当地就没这么重视。文化局作作为文化发展战略的时候，就没这么给你算高分。 呃，看场子不看演出，就像我们学术界现在论文呐，不是看你的论文质量，看你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对，我们顶起来，看你什么出版社说。现在很多人内容根本不看。哦，你是 First Tier，你是第一类的杂志，国核心刊物，SSCI，哦，我们就给你算什么什么。这种现象在很严肃的场合非常流行。我去过哈佛论坛，跑到那里去一看，上面讲者是中国人。 听着也是中国人，都是精华。听着里边很多都是高干子弟，都是商人的子弟，上面也有很多都是富商，但是没几个哈佛的人参与在里边。对，用他的那个学校的会所办的一个晚宴，里边一个中国人在放广告。我说这个广告怎么回事？他们说全盘都是他赞助的。嗯。但但我我也坐在里面，为什么我也坐在里面呢？我说我到哈佛去演讲，我的学校就给我出钱。没错。 你明白没有？我说我今天，如果我到北大去演讲，我的学校就会说，北大是不是帮你出钱啊？要不帮你出钱，我岭南不帮你出钱。可是我说哈佛邀请我去演讲，我的学校乖乖的还算我的学术成绩。中国现在这种贱事情做的不知道多少大学里， <laughs> 只要你在美国做到教授，我这里就好位置留着给你。什么千人计划、百人计划，你英文写两本书，比中文的十本书还管用。 中国人不是笨，中国人是很聪明。中国人演戏，中国人看，借洋人搭台，目的毛病都还是中国人自己的。其实这个呢，就有点像什么呢？你知道，像剑桥啊、牛津啊，很多这些学校，他们也是暑假的时候，其实美国那些名校的暑假没什么事他都是个舞台之前。他暑假呢，学校没什么事儿，那这时候学校常开很多暑期班的。那那种暑期班很多种的，有的真的是有一些学生他赶着赶快毕业，暑假也要照上课，那是正式的。 但是还有很多呢，基本上是语言课程，比如剑桥、牛津就很多这种语言课程。其实你任何人都能够去报名，你给学费就是了。那去剑桥学习两三个月学英语，说不定学的也就 A B C D E。然后但是回来之后就说我曾经在剑桥学习过。剑桥现在的 <laughs> 硕士时间很短，镀金那么快，多少人都在那里镀金回来就管用啦。所以对不对啊？你看我最近看到的关于这个金钱大厅的报道是，呃，前一阵还有某省。 老干部合唱团在那儿演出，大获成功。说这是是是是音乐人合唱的，所以哎，你看看这个，我还有照片给你看。这个金钱大厅里，不，这不是，这是以前的。 <laughs> 老干部不能是这个样子。民民民乐嘛，中国文化就这样，在金色大厅里叫做奏响。然后你再看一下真是金头发。你看，你看这这个就不行。 <laughs> 这个这是维也纳金色大厅是吧？咱们看第一排人都没坐满，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最开始是一九九八，这个跟一对姓吴的父子有关系。这俩人聪明，他们搞了这种新年音乐会以后啊，就发现呢，这个国内的应接不暇越来越多。于是呢， <coughs> 哎，他们就一场一场的把这个生意啊，就给盘起来了，盘起来了。 到后来好像最开头还有中央台跟他们这个合作，但是是现场，其实不在乎看不看，就是录完像，录完像回去之后在电视台放。口转内销嘛，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但是到现在呢，就是好像说还有抢生意的，这这对这姓吴的说是谁抢了他的生意？他现在因为老赠票，他们干的还算是商演，还是可能还卖靠卖票挣钱。但是现在给他抢生意的这这家啊，他就说你都赠票，你当地大使馆都是这送票。 就把我们的市场给抢了。你说还这个这种生意？其实我觉得这个说穿了，其实还是一种土豪文化。对，就是因为自己不懂，所以就得借助于一些的商标名牌。但那商标名牌呢，他们自己也没有太下功课。那些土豪呢，就纯粹就认人家说好，他不就说好了吗？就等于说什么呢？比如说我前几天我去一个表行，香港一个表行，去修一个手表的表带，然后呢就看到一个人进来，我就很有意思，一家大陆游客。 然后进来呢就看表，他看的是最贵的表，就是一枚呢底价是一百多万那种。然后呢，但是问题是你一听他说话，他什么都不懂。人家说陀飞轮怎么回事儿？哦，是这样。卡罗素怎么？就表里面一些基本的一些的概念，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他都不知道，但是，他只问一个问题，他说哪个最贵？不，你们这表世界排名第几啊？那表行叫啥？这怎么这？ 这不好说吧，好像没这回事。说是有这排名，但这排名不是一个很很靠谱的，没人用这个来买表。你说这是土豪的话吧？现在很多大学哈，在衡量不衡量请你做不做什么长江学者的时候，就会提一个问题：梁文道啊。 在全世界的文化学者里，能不能排进前十位啊？成五百强，我们想一想，五百强。你明白有提这样的问题，就 <laughs> 有学者跟我来说，这问题没法回答的。对，你知道，就是大学里面专门就提提这样的问题，就是。对对，所以还甭瞧不起老百姓，这个知识分子最俗到骨子里。这个一样是说土豪啊，这是形容说法，是讲深点就殖民地心态。我跟你讲，就是你们香港很多大学，就是好位置一定要留在外面进来的人。 自己的牌子呢？要砸上海，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音乐厅，嗯，专门把它平移呀，为了修高速公路，是建筑史上奇迹平移过来。我去过了，最近改名了，深海萨尔上海音乐厅。 <laughs> 哎，那很多人说改深海鱼游吧，深海萨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崇洋媚外啊，我觉得也有他的这个观感。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比如说维也纳金钱大厅。 看着就像那么回事儿，对。那你比如说我哎，前一阵我问一个姑娘，我她就说她就看韩剧，爱看那个都教授。哎，先你，我说中国不是也有这个电视剧，也有什么帅哥？你怎么就长小沈阳？迷韩剧？他讲的话呀很有意思，他说，人家韩国人看着就是长得干净，说中国你看这个电视剧上面这个人都脏乎乎的，估计你。 这是他的观感，你明白吗？可是韩国人自己不看，他专门出口的。他说中国不管什么帅哥，看上去都脏乎乎的， <laughs> 像满脸油。 <laughs> 你说这是？那你让我说什么？可是我们这种土豪呢，很奇怪啊。 <laughs>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所以我们现在还出很多广告，一定要有脑。